他看过楼起楼又塌，着过火，又化为了灰烬。百年醉生梦死，与酒色相伴，身上的肌肉和胸口的义气，一起不动声色地弃他而去。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枕戈待旦的少年人了。 呃，可长得真好看，怪不得你老爸豁出命去，也要给你找个完美的身体。乌 <laughs> 你他妈闭嘴！哎，呃，啊。呃，那个，以后在我儿子面前不许说脏话。哎，行行行。小宝贝儿啊，你知道吗？呃，我跟你老爸为了找这个病毒株。 在太空飘了快两个月，让你闭嘴！你还说还说还说你！赶紧滚滚滚滚！我得陪儿子。哎没看出来，这大哥 <laughs> 爱心还挺泛滥了啊！得嘞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别忘了，妞啊！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滚滚， <laughs> 赶紧滚吧你！ <laughs> 哎呀，儿子。 放心吧，只要有老爸在，肯定会让你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的。啊不，你本来就和其他小朋友一样。啊不，你比其他小崽子强多了，又聪明又好看，以后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天才。哎，跟你说呀，这次老爸出去可是惊险万分，我们到了。 顺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，《残次品》第六期。 重甲打一帮中老年算什么东西？到底是谁出卖了我们的行程？不行，独眼鹰，他们有重甲，有重甲，重甲能利用跃迁点远程扫描，甩不掉。支援什么时候能到？你自己看看星图，看这鬼地方离他妈启明星还有多远？狗屁支援，赶来也只能当收尸队，自救吧。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说。 咱们不行，先战略性投降吧。其实也不是，不可能。当年宣誓成为战士的誓词，你们忘了？要当懦子你们当去，我绝不投降。于锦都，了解你的心情，可咱们也要客观啊。投降，我们还硬扛吗？扛不住啊！战士不投降，可咱们已经不是战士了呀！别扯淡，我是三号机。 驾驶员搭档已经晕过去了，再这么跑下去我也快了。现实一点行吗，老哥哥们？四号机换下驾驶员，我血压太高，挺不住了。呃，于警督，他们要是没动手，让我投降不是不可以。可是他们先出手打掉我们两架机甲，那里边有四个兄弟，白死了。我是六号机，那两架机甲上的人都是我带来的，其中一个驾驶员。 我的七弟，作为亲友，应该有资格代表一下死者吧。毒眼鹰，给死人报仇的事以后再说，咱们现在先保住活人的命要紧。哎呀，确实啊。节哀。倒的，快散开！打个屁！发出通讯请求，求和信号。按照星际惯例，咱们得自动跳下精神网。 以示缴械。哎，我操！你们好歹也让我喊个预备跳吧！这他妈投降操作倒是一个比一个熟练。我比现在年轻一百五十岁的时候，打死我也想不到自己会这么狼狈的被同伴拉着跪地求饶。别一百五了，我要是能年轻一百岁，今天也会跟他们不死不休。哎，个，你先跳还是我先跳？你。 准备断开。九号机和三号机改变运行轨道了，对方在控制他们相撞。操！还不明白吗？对方不接受投降，还打算像小孩玩虫子那样，让我们玩够了再置于死地。先把对方从精神网上挤下去。明白。我回精神网了，心机失动。 我操，你掏钱！这王八蛋耍老子呢！我把地下航道图发给你们，我去牵制掩护，对方集中火力攻击我，你们趁机分散跃迁，跃迁成功后再回头打游击，我找机会逃走。好，好，好。你这是当年自由联盟军的野狼群大法。 别废话，赶紧走！你觉得他们越天后，他们他们还会回来救你？啊！没指望他们回来。我这辈子四舍五入两百岁也差不多了。小兔崽子，你已经长大了。 从启明星到独眼鹰最后的坐标所在地，有接近四十个航行日。常规路线需要穿过九十多个跃迁点，这份路线图怎么只有不到三十个？这怎么实现？这么远的跃迁，跃迁点的能量不足以把我们送到下一个通道。啊！听说过什么叫做十字跃迁吗？每一台机甲都额外携带了两个备用能源，在穿越跃迁点的时候启动类似紧急跃迁的操作，能量叠加，嘣！好好享受过山车吧，兄弟。 等等，那要是半路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办？在护理舱里，大家能及时沟通吗？突发情况一般来不及沟通，驾驶员要便衣从事。你没注意到每架机甲的第一驾驶员都是少校以上吗？哦，对，现在也没什么少校不少校的了。放心吧，年轻人，这些人一起打过的仗比你吃过的饭都多，他们之间的默契不亚于钢琴家的十根手指头。我对军衔级别的什么没概念，可少少校也亲自参战吗？ <laughs> 少校算什么？你跟在将军身边混到现在，看见个少校还新鲜？你知道整个联盟只有十六位上将吗？啊，前线上将只有林将军一位。陆逊将军当年是因为收复第八星系，才被破格提升为上将。林将军出生在和平年代，本来以他的年龄和资历是不足以达到这个位置的。除了复杂的政治博弈以外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白银十位。 哦，哎，你继续说，继续说。白银十卫因驻扎在白银要塞而得名，按照不同职能分为十部，前身叫做魅影，曾是星际第一佣兵团。呃，你也可以理解成我们是最厉害的星际海盗。那时候联盟需要各方力量支持，所以和我们签下平等合约。也就是说，其他军队是军委麾下任命的，而我们是军委雇佣的。我们承认过的指挥官不多。 陆逊将军是一个，但是后来随着联盟八大星系收复，陆逊将军开始参与到整个军委的统筹管理。为了避免豢养私兵之嫌，他宣布不再直接管理白银十卫。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们与联盟一拍两散，是联盟先撕毁了自由宣言。等等，要什么？今天的计较，身体必须是最好的状态，有一点不适也不行。如果你有问题， 留在基地等我，给我，给我一针舒缓剂备用。好。他不是个保姆式的父亲，以前在凯莱心上，他自己就吊儿郎当的到处散德行，整天吃喝嫖赌，是个教科书式的坏榜样。但在我最幼小、最脆弱的时候。 我知道这个人会为我倾其所有。你干嘛抓我的手？你的个人终端忘关了。哦，我在旁边。 <laughs> 将军，你这就很阴险了，是传说中抓人最脆弱的时候，趁虚而入，好骗人失身吗？机身加压。 动力系统预热。嗯，自由联盟军之歌。 <laughs> 这帮老东西，竟然回来了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来了！所有人都有地下航道图了吗？我们传了，那就走，不集合。 各自想办法去终点。行。林敬亨他们接到的球员坐标就在这附近，只要他派来的指挥官有脑子，一定会从地下航道潜入。万一有一线希望，能拖到他们来。哎，我问你，知道我们行程的人，只有一路上走访的这几个老朋友，对不对？废话，操他妈的，让我知道是哪个狗娘养的，我做鬼也回去杀他全家。我刚才伪造了一份假的航道图。 还向我们之前走访过的行星和太空基地发送了求援信号。那我沿着假的航道图走，把对方吸引过去，赶来的援军就能围歼他们。你怎么知道那帮人会来救援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个侦察兵而已。他们追上来了，分开走。 十一号，我身后的追兵已经甩掉了，六号被击落了，其他人呢？三架机甲确定被击落，其余下落不明。对不起，诸位，你们过来帮我已经仁至义尽，不应该再让你们跑这一趟。我们要是不愿意来，当初就不会答应你。对啊，是啊。放心吧，老陆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反正我们是光棍一条，怎么样都不亏。五号机报道，九号机报道。 我是备用驾驶员，第一驾驶员昏过去了，现在就差于警督了吧？怎么还不来呀？我刚才和于警督分头跑路，不知道他那边什么情况。我们再等他一小时，万一他不来或者，我们不能总在这耽搁着。好，好。我叫于威廉，是第八星系警卫总署总警督，生于新星历六十三年。 一三六年十月，加入自由联盟军。我和独眼鹰不久前曾拜访过诸位，在返程途中，我们遭遇了埋伏。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，是我用太空记录仪实时拍摄的。我曾经有过一次机会，移民到第六星系，但是在提交申请表的时候，我接到了老总长的信。那是爱德华总长的前前任。 现在已经去世了。他说，刚从沃托开会回来，陆逊将军正在为迪巴星系争取权利。我当时想，首都星的联盟上将尚在奔走，我又怎么能做一个傲慢的利己主义者？因此，我取消了申请，重返迪巴星系。因为这个，爱人跟我分手四十年，再也没联系过。 我非常后悔，回到第八星系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但我依然希望我们能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。启动自爆程序。 六个小时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哎，那是不能一直这样等啊！等等，我萨姆到了远程信号，是从跃迁网溢出的，有信号了！太好了！太棒了！信号太弱，你们谁的机甲有信号增幅器？我八号机。万人级队准备前往目标坐标，我们有二十架机甲，三架额外补给舰，预计二十分钟后穿过跃迁点抵达。 你们都他妈死了，还是在吃屎啊！凯迪威基地依然健在，我们武装不多，只有六架小型机甲可用。预计二十分钟后集合完毕，发往目标坐标。纽约新自卫队准备完毕，现在前往目标坐标。纽威六看到你们了，我们没有武装机甲，补给线马上跟上。他们出兵了，来来救援我们？是巡警都给他们发了坐标。就算他们仗义，只要有人发坐标，也肯定是伏击我们的敌人先到。小心！ 哎呀，操！你们是来救援还是来送死的？余景都，你们谁看到余景都了？我是纽约星自卫队的，我们只收到他的求援信号和视频。我是范恩星支援队的，我们在来的路上检测到了机甲爆炸的能量波动，所以余景都已经……老子让你们偿命！我偿啊！ 我太强了，我不行了，呀！跟他们同归于尽！小心！王八蛋！什么情况？他们怎么都不动了？怎么，重甲也会死机？他们的重甲好像……啊！一方重甲的新生我被入侵了。 重三，这又是从哪来的救援？启动虎捞程序。哎呀，哎，大爷！哇，这是白银九里哪个孙子？虎捞也不说一声，跟林敬恒一个妈生的吗？能见到您这么精神，真好，老陆先生。首先向您代为转达陆校长的担心，他在医疗室门口等候很久了，现在很想给您一个拥抱。哦，他怎么也来了？ 一次，再向您转达李将军的问候。他说：“被人追成这副屁滚尿流的衰样，看来你真该颐养天年了。”林敬恒，他居然会亲自来。赵鲁，把他们从金身往上全扫下来。是。 清理战场，死的活的，全部捕捞。大家好，我是战时特别管理委员会主席，代表第八星系星际联盟政府，感谢诸位在紧急关头选择与联盟政府站在一起。 <coughs> 爸，有人出卖了我们，这个人现在一定会得到消息，绝对不能放走他。管好你自己吧，乱窜什么？老陆，你怎么从医疗舱里出来了？我听说很多行星和基地都派了援军。 是那个叛徒，我也会意思着派几个人混在他们中间，表示合群。这个人一定是最后几个出兵的，派出的机甲武装一定多于补给舰，因为前者操作上更容易浑水摸鱼。将军，第四小队奉命暗中观察沿途各方势力。五分钟以前，小行星海洋之星上一队武装机甲突然离开，目测其中有自立行政长官的专属机甲，请问是否拦截？拦。 活捉回来，将军，敌方机甲级武器武装均来自联盟，是战前刚出厂的较新型号。俘虏身上有生物芯片、鸦片。海洋之心，意外吗？我们拦了人家几次财路，人家打算来一手威逼利诱来试探我们的深浅。不过鸦片不是能显著提高精神力吗？哼，提高完了还这德行，哪儿找来的水货？海洋之心有一个叫虎鲨的前自由联盟军人辖制。 他在开战后半个月就宣布自治，禁止行星上的居民离开大气层，也立刻断绝了和外界的交往。他会接待你们，本身可能就是个陷阱。哎，我记得这个人吧，以前好像经常和你有生意来往，也是个倒腾军火的。是虎鲨选择鸦片，也许是看中了鸦片能为他的战士提高战斗力，也许是野心昭昭，不想臣服于八星系政府。我和虎鲨是出生入死的交情。 曾经住在一架机甲里，在太空里一起飘过五十多天，哼！ <laughs> 就算是在一个子宫里住过十多个月，也说明不了什么。战卢，找个小黑屋给老陆先生，他要哭哭啼啼的倾诉一会儿。你，陆必行，我看你他妈是脑穿孔了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 夫人，什么事？飞鹰全军覆没了。怎么会？飞鹰前些日子联系上了八星系的一个小军阀，对方信誓旦旦地说，劫下我们东西的是那个所谓八星系政府的人。正好他们在派人四处游说，飞鹰本想扣住那几个人，跟八星系政府好好接触一下，谁知道中途突然杀出来一队，一队妖魔鬼怪吗？白银十位。啊。 我这里有两段视频，第一段是飞鹰重甲上的军用记录仪实时传过来的。啊，早知道他们这么废物，就不给他们用那么好的装备了。军委工厂那几位胃口大得很呢。夫人，飞鹰有正规军的军备和水平，是敌人太强大了。这种突击水平真的只有……我不管，我也不懂。输了就是输了，废物就是废物，不要和我说那么多理由。 我需要有人陪我的机甲，没有钱就偿命，自己的命也可以，漂亮小姑娘的命也可以，我不挑的。还还有一段视频，请您一定一定看看。好啊，按您的指示，我们在芯片上留有后门，所以我们拿到芯片被取出前，飞鹰指挥官在敌方机甲上看见的图像。 <laughs> 重甲的绿化带上种蘑菇，很有情调吗？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怎么可能？景渊号在玫瑰之心遇刺的视频片段，我看了成千上百次。这一定是克隆人，不，这就是个生化人，不可能，没人能复制他，没人敢成为第二个他。 他是怎么从玫瑰之心逃脱的？又怎么把自己从伊甸园抹除的？他为什么会在第八星系？为什么不回来？他有什么打算？他现在过得好不好？呃，夫人，他还活着。这个消息会让整个战局颠倒的。夫人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给自己找的理由？ 夫人，这个人，您不觉得他想？如果你想激怒我，那你有点成功了。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？呃不不，这不是我安排的，夫人，我怎么可能为了推卸责任亵渎亵渎？再说，我怎么可能弄得到林将军的基因？啊？你相信我，我不是你，那是谁？如果不是你。 那是谁？嗯，我，我去帮您查。你最好去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我要把这个冒牌货送回绞肉机里。我还要知道他的基因是怎么从联盟泄露出去的，谁复制了他？我要你砍掉每一只碰过他的手。如果你办不到，就拿你自己的充数。是是是，夫人。 我要彻底控制第八星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你们往第八星系加派人手。夫人，第八星系真的搜不出多少油水，我们不该把过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……嗯，这样一来，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销售额会受影响，损失会很惨重的。损失？怎么，第一批在军队里推广鸦片的效果不好吗？ 试验阶段还没有结束，第一批需要更换的芯片还有十五天，不知道到时候主动回购率有多少。另外，您也知道，推广鸦片进入军方和天使城要塞，必须非常谨慎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上层注意到。 <laughs> 怎么会呀？你知道天使城要塞现在已经完全弄不到合法的情绪控制药了，连我的条子也不管用喽。大家都开始各显神通的接触黑市。 传说一些黑市上已经有了建设局部伊甸园的能力，只需要一枚小小的芯片。现在大家已经削尖了脑袋，自行寻找门路求购这种芯片了。我不允许任何人冒充林静恒。这个冒牌货！冒牌货必须死！ 明了，明明明白。他他他他不消失，你就消失，懂了吗？是是是。第八行。 那团一闪就灭的小火花，终于点着了第八星系死去多年的火种。古老的战歌带来吹不灭的风，火苗见风而长，渐成汹涌之势，一发不可收拾的绵延到广袤而荒凉的星空。可是，点火人再也看不见了。 带着不屑的仇恨，酝酿多年的阴谋，把自己变成一个死而不生的幽灵。我沉入了沼泽，我沉入了深渊，我埋下腐烂的根须，刺穿虚伪的吻，盯上每一个命运的转折。 的本生，冥冥中一点的运气。我抬头望，是头顶黑色的星空。呼唤自由，将这世界都要粉壁。不停的旋转，找不到的逼近。它还在漂泊，找不到的轨迹。人世的悲欢是灵魂的练习。追寻的星星，哪怕会被烧成灰。人生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信念又何畏？朋友就跟我这脱下你的镣铐，宇宙的碰撞，甚至寿命倒高。这就是人生，打开你的头。 灰烬中重生，吹不灭的风，光芒却晃亮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光，要不枯的黑洞。古老战歌，点燃最后的花火，信仰不灭，灰烬重生。 谁是冒险，别觉得累。狂风在咆哮，信仰要何卫。朋友就跟我这脱下你的镣铐，宇宙的碰撞，甚至受尽刀高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会经历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环却忘了是古老的星空，为何的光有不知的黑洞。 别觉得累，狂风在咆哮，信念又何畏？半夜就等我，这脱下你的镣铐。你走的笨被刀这就是人生，带给你的痛，为情字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满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。为何的汪洋不可及的黑洞？